平安，感谢主，能介紹会知续時代敬拜伊，小坐呢，今日我咗大家奉上这篇題目，叫做基督信仰传承，咱能就係呢幾咯。做啊，最后就係用时间，這段做你福音所讲的，你要给我神命之道发出亮光，外国人一被你的心意。 外国人教做你动工，看到国卡西个人归顺的外国人也得特别时代，得这是特别外国人就成了民工民光就有将做的这样生命的道表现出去就啊王家做的不应来帮享去，感谢做基多，奉耶稣基督的名叫，阿门。一九八十三年。 来自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十五个华人团体在槟城举行大会。大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举办全国华团文化节，每年一届，然后由各州中华大会堂轮流举办。一九八四年。 第一届马来西亚全国华团文化界隆重的推行举行。什么叫做文化界？文化界就是说，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推广中华啊，我们就是中华人啊，推广华人文化，发扬华人。 文化传统，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一九八三年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呢？因为华团、华人那里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们国家是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社会的国家，但是政策不是多元，政策是单元，而且。 还是童话，单元童话。我小的时候读的华文课本告诉我说，吉隆坡是叶阿来开开户的。今天小孩子读的课本不是这么讲的，变到其他的人了。小学的时候我读很多关于华人历史。 中国历史上许多伟人的故事，现在比较少了。现在新的一代，他们读的历史，他们读的课本，我想更多的名字出现就是法蒂玛阿杜拉。同样，什么叫做童话呢？就是本来多元，那是彼此尊重、包容的，但是童话的时候会出现到，哎，人家。 不可以做的，我们也不可以做；不可以吃的，我们也不可以吃。那么，如果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们的文化会消失、会不见啊！女兄姐妹们，我们一定有看过这四个字，叫做“薪火相传”。薪火相传是讲什么？学问、技艺代代相传。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讲到我们中华文化，讲到我们华人，我们要薪火相传，要不然有一天华人变得不是华人了好像马六甲的华人变到巴巴了。弟兄姐妹们，所以薪火相传相传，我们不能够忽略它。那么，请问信仰传承呢？什么叫信仰传承？ 就是把基督信仰传递给下一代。我们如果没有薪火相传，我就跟动了没全动了。但是那们子女那么多，落去呢我就跟我带你带三道就再给我读了。所以，信火相传我们不能够忽略，信仰传承我们也要去看重。我的朋友 做牧师十几年，全年平均有十七家人离开世界，一年十八年在湖南做牧师，平均一年十七个信徒安息主怀。我算一算，十八年三万零六人，三百零六个信徒安息回家。有时我主持追思礼拜，我的心很痛。你知道我的心为什么痛吗？因为我知道。 那个人安息了，他的家没有人做礼拜了，芙蓉堂也就少了一个家庭了。所以我们做个反思嘛。有一天，安息主怀了，外出姑娘你找来外吗嘞？Reflection。 我讲，我摸了了，我坐。过了的山一多，就来拜妈了。过来教学，妈学教学，科学教学科学教学。今天我们要向约瑟玛利亚学习，如何信仰传承，如何把基督信仰传给下一代。第一。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看重信仰。每年到逾越节，每岁的马搞屋子、与与屋子、一班呢，就像耶路撒冷去。约约瑟和玛利亚，他们要过界，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要十多天的时间呢。 他们不是有钱人，他们是靠木匠手艺做过生活的，来回两地去跟回，等于十多天没有工作。约瑟可以对玛利亚说：“我留在家里面做工，多赚钱家用了，你跟孩子去就可以了。”或者他们可以这么想：哇，每一年去耶路撒冷过节，一路上。 伙食、住宿花不少钱呐，我们又不是很多钱啊，今年就不去了。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圣经里面说，每年、每一年，他们都上有多少人过节，这表示他们看重他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信仰传承的时候。 在乎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会看重我们的信仰吗？难道看到那人家所信的基督信愿吗？告诉你跌打阿伯，无要来冇要来，怎么信仰传承呢？因为家人、身边的人、儿女也是跟着你一样跌打阿伯，但是假使你怎样看得看重信仰？ 你认识的人、家人，他们看到的是：哇，你这么刚看重，你这么珍惜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基督信仰，一定有不同的地方，一定有宝贵的地方。所以他们也会跟着你一样看重这个信仰。弟兄姐妹们，把信仰、信仰传承传递给下一代，还是传递给其他的人？ 首先，我们自己要看重这个基督信仰。第二，活出信仰。当一这个他是耶稣，当耶稣成立为时候，一个人，耶稣跟侬妈，耶稣跟侬呢，按照自己一个人过去，耶路撒冷下来。我这篇文章有一篇文章叫做《公告》，今年嘅夏天搞。 在这边，文章讲什么？伊讲，囡仔那个家家庭有些哪毛病呢？出现了花边妈妈、花边阿爸、闹冤阿妈、古电视狗样。另外，个叫花边阿爸，什么叫做花瓶爸爸呢？那就是说，爸爸回到家，什么事都没有做，什么事也都不做，只会做什么？ 看电视机、看报纸、抽烟，或者等着吃饭，所以孩子感觉到爸爸在家里就好像客厅摆设的那个花瓶样子，花瓶摆的很乱，问老什么问脑早有的嘛，这个叫做花瓶爸爸。闹钟妈妈呢，就是说妈妈一整天就是不断的重复，可以推剧了，整剧了，北门 找功课了，都去玻璃的。啊！就那闹音跟我死尴尬，哒哒哒，哒哒。对孩子来讲，就是这么做，闹音，闹音，阿妈，闹钟，妈妈。啊，电视儿童现在不叫电视儿童，现在叫什么呢？哎，另外一个是了，手机儿童啊。这个给我们看到是什么？给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文章给我们看到就一家人。 好像在家里面各做各的，各不相干。我做我的花瓶，你做你的闹钟，你看你的手机。弟兄姐妹们，当时在信仰上，我们看到约瑟、玛利亚家庭不是这么样。啊，约瑟可以对玛利亚说：“啊，今年你留在家里甭安外了，耶稣在你怀里了，躲外了，那那奈可了龙鲁班阿姨呀！你们知道约瑟的阿姨是谁吗？使徒约翰的妈妈吗？” 他者跟他表哥一起去就可以了。圣经你们看到不是怎么样？圣经你们看到的是月色，玛利亚、耶稣一家人上耶路撒冷过节，这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信仰上，我们不是那个故事文章所说闹钟爸爸，呃，闹钟啊，呃，花瓶爸爸，闹钟妈妈，然后手机儿子，不是，我们要互相的扶持。 彼此的关心、鼓励，活出这个信仰。二十五年前，我在这边做牧师，我还记得。有一天家访，有一个叫阿爸在外公我每事来吧？跟外国人样去那边咯。”我个导我目间红起我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然后我继续跟他说：“那个娘啊去搞我，可见你怎样看待那边咯？” 啊，你两个狗一样，总有你叫他去，他去。几年后他长大了，你叫他去，他不去，你干嘛呢？怎么了？因为你没有去呀，你没有去呀。当你再叫他去的时候，他心里面会在想：你自己都没有去礼拜堂，整天叫我去礼拜堂，或者你说去礼拜堂那么好。 你自己都没有去，什么好了？骗人的！弟兄姐妹们，我还记得那个做爸爸的听了我的话，他一起来做礼拜了，也来做礼拜了。弟兄姐妹们，活出信仰，做礼拜，做礼拜，讨戴莫做那大眼外，找外女白女。你看重你的信仰，你把你的信仰活出，为你的家人告 他没做礼拜，我曾经讲过嘛，祷告应该尽你的力量所做的，这样就能够做信仰的传承呐。看重信仰，我听到一个做妈妈的见证，一个做母亲的见证，她我认识她，她一向很科目追求成长，但她做了妈妈，对她的孩子也是这么样，就是孩子在考试年。 孩子在教会侍奉，他从来没有说：“哎，给你买烤以呀。”那我侬九月你样啊，没有给孩子去。哎，教会要侍奉，玻璃就好了，侍奉，重要对，给谁侍奉。当他把那个信仰的价值非常看重那个信仰的价值活出来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他。 他的孩子考试考了十科 A 呀，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豁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就成为家人的见证。然后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个豁出这个信仰绝对不是我们的，我们关心，我们要关心，豁出我们的信仰，看重我们的信仰，也关心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做礼拜。没有做礼拜，祷告叫不动，为他祷告，关心扶持。 鼓励，就能够出现这个叫信仰传承。第三，传递信仰。圣经里面说，耶稣的行在地里，到这学校帮教圣经的先生，一望就看某某，哎，听的呢，每些都奇怪，怎到这个样圣经是蛮熟的。哇，这个孩子圣经这么熟，耶稣很熟悉圣经，不是天生的。 那是玛利亚、约瑟，家庭教育的成果。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风俗：孩子六岁的时候，每天晚上叫来，坐在身边或者坐在膝盖上，然后把圣经故事讲给他听。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结果犹太人他们那种文化，他们那种信仰的根基是非常厚的。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 讲了名，个叫提摩太，圣经里头讲起讲了，因从农海开始，就爱被圣经就明白圣经。他为什么从小开始就会明白圣经呢？保罗告诉我们：我来提摩太，一个外妈将一个信仰过了一个阿爸，一个农内有儿子，但一个农内将一个信仰过好一支阿强。 七模态，我们看到了什么？这就是信仰传承呐，一代又一代。上帝的灯，选哪个灯，那哪球引永某熄灭。现在近年来，华人社会有一个课题在讨论着，那个课题是什么？应该多些那老好后代啊，我们华人很看重嘛。 留什么给子孙？老了穷没？但是华人社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应该把什么留给后代？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题目出现？因为华人社会缺少了不少的那些叫做富二代。啊，你跟小芳，我进来接，阿公拉海，阿妈拉海，或者老妈拉海的，啊，他们态度目中无人，生活奢侈，性格冲动傲慢。 开车撞死人、撞伤人了，都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们以为说，我只要有钱有势，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华人社会出现富二代，出现了这个状况。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名叫做林则徐，他是中国近代历史改革家。他电影有一套是他的电影，他最杰出的表现就是在虎门把那个鸦片销毁了。 哎，福州那边呢，以后我们有机会去福州，去他的家看看，因为他的故居还在福，还在这个福州。福州有他的故居，啊，他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人物了。他的故居，你到他的故居的时候，他的家里面挂了一副对联，那个对联写什么？“养龙那全怪，老道一早显老多。” 老的好医嘞，过好医嘞，失去了下最近他样的心啊！我是跟唐凤，我想找弄来怎么讲，一个一年我进来问的，找他进来问的，因为弄弄我时候，我能在讲，你耐早了，耐特到，你阿爸老钱，你阿公老钱，你已经写没了了，当一家你写没了，写了进来问的。我唱完的时候，一个做母亲告诉我，就是人家讲这句话，在他的心里面，你不必做了了。 你爸爸的财产，你公公的财产，你吃不完的。结果他就现在成为家庭问题人物啊！林则徐一千多年、一百多年前他就这么说了：，感到那全外总管那个连接，全内总管那是属于啊啊聪明、老奸海，患了那下意失去了爬样的心。那感到那么全外，梦外总管那个连接梦外总管是就努力。 捞金海鱼呢，烦恼的山鱼呢，横下浪走，台我呢，像常讲好吃懒做，那留的钱越多，越增加他的过错。我给大家看这个，这不是我讲的啊，这个李哲旭讲的，意思就是说，把钱财留给子孙，不一定是福气，有时候可能还是咒诅。所以有一个人说什么？ 留给孩子最大的财富不是企业，不是资产，而是什么？信仰，信仰的传承。这个信仰就是指基督信仰，因为这是什么？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广告？阿 king 各样卖平安啊，这是一个音乐公司这个广告。阿 king 各样卖平安啊，有时候音乐会陶冶人性格，让人温和平静。但是我告诉你。 音乐不会改变人生命，不会改变人品格，只有信仰，基督信仰，影响生命，塑造品格。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不但不会变变坏，他反而会越来越优秀啊！你们看几张照片，在那里蓝天学面啊。 他说些咩？三月七号，那们昨天后开始，你来送这个月给了月吗是啊，让也，三月四月五月来讲来讲给了多三月七号，我们再开始，我们九了些，只有六个小孩子。可是到上个礼拜、前个来拜、前个四号我们小孩子多少个呢？我们小孩子六十一个，在一个月之内呀。 我们的主日学学生呐，增加了超过十倍，增加了超过一千八千呐。那么再看看这张照片，啊，有一天我从墓外赶回来，我发现这两个主日学生，我也知道他们爸爸妈妈没做礼拜，我就找个时间去探访他们。阿哥，谁尼会？没呢浪费。 爸爸妈妈走来外爸爸妈妈就来特地送来教堂参加主日学。这是我在家家里拍的，还有另外一张。啊，这个父母亲也还没有做礼拜呀。啊，再来看看，再来另外一张。这个父母亲也没来做礼拜。她的婆婆是我小学的同学，去年才认出来的。那感谢赞美主。 这些不是基督徒，他们却把孩子送来教会。我们家的孩子在哪里？一女走来外一个，我居然跑婆家找你两位我们走来外哪能这样走来外来，我们的孩子在哪里？今天我们讲到主日学，对，我们对我们三一台来讲，我们主日学好像就是小孩子了，主日学一块小孩子。 其实主日学，如果在城市，主日学有少年主日学，有青年主日学，有成年主日学，还有老年主日学。那主日学是什么意思？就是主日学习，来玩的，那人红学。主日学是有系统的教导圣经。一个人参加主日学，他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基督信仰会影响，在信仰、信灵也影响一个人什么样。 声音哎塑造一个人的品格。我在芙蓉做牧师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家庭，我第一次探访，两夫妻孩子都不在身边，两夫妻都七十多岁了，丈夫呢退休了没做工，不过他本来做什么工？咱们找木样，我们叫做风水建筑师，太太的家庭主妇，谈谈谈谈， 两公婆很本事，育了十三样男女样，哇哎，都摸不过来，在那怎么养了十三个啊儿女？跟他谈话谈话的时候，我要走的时候啊，我才注意到他的客厅啊，一张一张的照片在那边，啊，十三个儿女的照片都在那边，结婚的照片，有的读书毕业的那个照片。 哇！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哇，你真的好本事哦在商业男女一样学家学家，也有有嘎丁投资、饼业这样这些等等呢。”当我这么称赞他的时候，那个老人家姓陈的啊，已经不在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感谢主啊，我的孩子从小就去礼拜堂。” 在礼拜堂长大，组织些少年团、青年团长大，那还加了一句话：“我的朋友，我一个朋友，跟他一起做这个的，他们的孩子都没有去教会，他们的孩子很多问题呀。”哎，他们是这个老人家跟我这么讲。去年我在探访的时候，探访一个人，在他家探访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情：“牧师啊。” 我这一排呀，那边过去的嘞，好多人都做礼拜了，孩子也去礼拜堂了。你看他们的孩子都蛮有成就的。这边过去的嘞，很少做礼拜的，孩子也没去教会的，一个很多家庭都出现问题。弟兄姐妹们，这是两个人的见证。那这两个人讲的话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很重要？ 基督信仰今天离开了，跟那里老白龙能够将一个人的信仰改变，改变人的生命，能够塑造人的这个品格啊？为什么呢？不论是小孩，不论是少年，不论是青年，不论是大人，我告诉你，我们的生命，还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人生三个问题呀，三个大问题，一个是我到底是谁？外籍的人。 你的恩养，哎，对了，你的阿庆啊，你的对了，你都没改变错，普通人啊，你都没有隔壁那么本事。哎，很多人在这种环境里面长长大的，在环境长大没有呐，你就冇有呐，你就冇改变不你、你帮你表哥、不你，你都没你的阿姐无缘。你看，很多人已经成长还是小，有时候有这种的状况，但是。 立教教会的时候，来到教会，接着圣经一背掉，哇！我是雪人眼中卑鄙的强女啊！我是雪人爱的啊！我是有为的啊！你看，来到教会，圣经能够帮助他什么？对自己建立自信心。 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我到底是谁？圣经会帮助这个人建立自信心和健康形象。第二，我活着为了谁呢？我我我，就为了谁呢？哎，被圣经时候，基督信仰告诉我们，在我身上，上帝在我身上有个大计划，我就要把上帝的这个计划活出来。这个计划让我成为祝福。 我在晚间崇拜的时候，我讲过这个人。另外是，你们认识这个人吗？有听过这个人的事情吗？哎呦，卡疼哦！哎呦，秋疼哦！怎么一种玩意呢我记了哦，竟然讨论没卡疼过、秋疼过那你要不要像他这么样呢？我们要感恩呐我们有手有脚，因为这个人一生下来。 海豹，我们叫做海豹孩子，没有手，没有脚。尼克，他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啊！你说他难过吗？但是你要看他怎么说，在他的自传里面，他就就一段话这么说：上帝不会让任何事情绚烂美好，全阿带有灵搞那个人，为了除非呢，为了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计划，就是说绚烂美好，用了带有灵感的人。 对，于去有特别的计划。我爱神，我还是要托约翰会的高长。约翰会的高长，记载了什呢？记载一个人生来瞎眼的嘛。耶稣的门徒们看见，就问耶稣：“耶稣啊，这个人为什么生来瞎眼？是他自己犯罪吗？还是他爸爸妈妈犯罪？”耶稣说：“不是，是什么呢？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一听到讲台，说：“我神，我要。”你明白了，我就那么看，不起我、啊。 现在我这么新鲜，献出一个引诱的。现在我这么找帮助更空的人，怎么搞一大爷？所以他到处演讲，也到什么，也到马来西亚来演讲啊。他对人家讲：全人类像我这样的人，我都能够信靠上帝。 上帝都能够帮助我，你的情况又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你都没有像我这样没有手没有脚啊！你也相信上帝？上帝会在你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他说：“我最大的喜乐，我第一多爱喜乐，这里我生命的眼有耶稣，但我一定我生命的眼挖出，一定会神学的计划。” 这是尼克，马来西亚政府曾经邀请他来讲，去一些中学、中学里面演讲啊。他到处演讲，感动很多人。今天他没手没脚，他有家庭啊，他还有孩子啊。弟兄姐妹们，我告诉大家，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不是，成为祝福，圣经会助驾我们。我不要成为人的，我不要成为人的当值。 我不要成为家人、父母，这些不能够。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成为祝福，爸爸妈妈的祝福、家人的祝福。你看，圣经、信仰、基督信仰改变我们。第三，我将往哪里去？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但是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地方。有一天，西间搞了，我都搞圣奈我们去但是讲这么一句话，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对不对？ 对你这个年轻人来讲，好像还是七八十年的事情，七八十年以后的事情啊。不，圣经里面讲我将往哪里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当我们讲到审判、的公情刑的时候我们常常注意的是，哎呀，天都顶。我不是，还有一个意思是，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是指我们现在的生命。既然以后有审判，那现在我们的生命就是问责的生命了。 我们的生命是 accountability 的，是要交代的，所以不是什么我喜欢我暑假早就就早去咯，我暑假早会就早会哎你你就搞来你就蒙蛋。你跟蒙人被告，阿妈卖被告，算来呗上帝知道，有一天你都要向上帝交代，这就是审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所以。 告诉我们要有一个问责的人生，为做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要负责任，我们要很小心，不是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跟大家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基督信仰改变人生命，祝福人生命，所以我们要信仰传承，不然是我们自己的人、家人，我们要看重他们。 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邀请他们来教会朋友、邻居。我今天赶得急，跟问许的学生：你们的同班同学呢？你们的朋友呢？叫他们来，为什么？因为这是祝福啊！改变生命，塑造人格，塑造这个品格。我昨天可在桃园街看见街边坐过一个人，看了我的望呢。 你让你让我参加左尼学嘛？一个什什么是主日学？我就跟他们解释一下，要要要要要。然后我下午特地去探访那个家庭，因为要得到爸爸妈妈同意嘛。四个小孩子，最大十岁，最小六岁。啊，爸爸妈妈也很同意，也啊，父母父母亲也同意呀，婆婆也同意呀。那么感谢上帝，今天早上我们的国传弟兄载他们来了。哎，我们的主日学生不是六十一个的，我们可以继续增加。 我们关心家里的孩子来参加主的学可是不单只是小孩子、少年人、青年人、成人来教会，基督信仰领到他，改变他的生命，生命塑造他的人格。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有一个时代的人，他们不认识，就是讲新的时代开始，因为门尼西血呢，亚麦被血呢找先了大爷。 这是四世纪开始讲的，然后四世纪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个人任意而行，没些讲呢。我要谁？那个找谁呢？谁个？找谁的，呢？我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基督信仰，他们生命没改变，任意而行。然后最后，大卫做了一个祷告。现在呀，你给你我，我他妈拜的时候。 你来貌的外，外天的那，穿那个套，穿那个罩，那些塑料衣改造，和阿罗迪被感外的学穿那个最佳塑料衣改造的，那个戴眼镜，好好事跟着被。我们今天都有责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有责任，看重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的信仰，传递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做礼拜，家人做礼拜。 旁边左右邻舍，我们也来做礼拜，邀请他们来做礼拜，这就是传的信仰了，就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唱一次就好了。很美的诗歌，当你想到，爱的少呢，我要敬拜你。哎，厝内呢，厝边呢，朋友呢，同事呢，也要敬拜一呀，啊。 我们站起来唱，OK OK。我的伤，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脚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山，没敬拜你。 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在你的面前，我思想的安定，我的生我要敬拜你。好，唱首。